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阵營高辉、小兵。OK，翻嚟啦。哎，你好，我玉坚啊，啊， <laughs>